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这个我也粉一个啊， <laughs> 因为有人结婚啊，喜气吗？哎，喜气，这个穿的像黑寡妇一样。 <laughs> 那当然了，这种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， <laughs> 是吧？又婷，哎，又婷，我这个时候要看看你的心情，你有没有梦想过你的婚礼？ 是不是像这个汪小菲和大 S <laughs> 一样的婚礼呢？恐怕没办法做这么远大的梦想，但是你总希望自己的婚礼是很温馨的，啊。然后呢？废话，人家大 S 早就说了，希望办一个温馨的婚礼，希望媒体朋友不要那意思来打扰。他还说很低调是吧？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很逆向的操作，越低调媒体越有兴趣，就越高调。你看今天各大这个报纸版面都是。没错，他这本来说是封锁消息啊，就是就是，而且呢都不让。 让这个媒体这个接近呢？嗯，呃，我觉得他们当然这个咱们都观礼了是吧？都在 <laughs> 都在都在网上，我也不知道被动的观礼的是怎么就直播出去了呢？是啊，昨天微博可是一封一封的直播，对啊，所以大家在不停的转载下，其实大家就像你说的，其实全我想全中国 <laughs> 都是这场婚礼的见证者。哎，你我觉得有一个有一幕我觉得挺有意思，你看看记者都干嘛呢？嗯，你你看几个照片啊？这是一个啊。 咱们这个导演给我们放一下，就是咱不关心场场内的，就看这个呃场外的人。你瞧，他是拦着这个网的，在这个婚礼的这个范围。但是你看，我们这个这个敬业的记者们，他们就在这儿守候，跟保安在交涉啊。然后再看下一张。 你看，我觉得跟伊拉克战争似的， <laughs> 就说这是临时新闻中心，娱乐记者们在外头搭了临时新闻中心，而且人家大 S 特别好，说给还给他们送盒饭，对，而且他们连十四块人民币的盒饭，十四块，说盒饭都拍出来了，说盒饭菜还不错啊。然后你再看这个，这是粉丝，你说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？嗯，在在门口就坐等的这个明星的粉丝，还好昨天天气不错。 妈，哎呦，真是！ <laughs> 哎，这个还说到这个又停了。 你同作为娱乐圈的人呢，嗯，你看到这个这个这个羡慕？哎呀，我说你身为女孩子，你说羡慕那当然是。可是我觉得这些名人婚礼，就是我们从过最近几年，我们说有个演艺圈有个结婚潮啊，你看到了这个刘嘉玲、杨千嬅，然后大 S 一个比一个盛大，一个比一个就是铺张。就我，可是我觉得，毕竟公众人物，你对社会是有个示范作用的，所以看来媒体的关心就是你。 你多少钱？然后呢？送了多大的钻戒？有多少重要级的宾客在你的婚礼里面？让女孩子好像对婚礼的一个梦想，越来越变成是比较物质面，而不是去在乎那个实际面，呃， <laughs> 在乎感情到现在为止还没结婚的，穿一身黑衣的女人，容易对别人婚礼发表言论。 我们说最近看到什么呃，许志安复合啊，这种你反反而会觉得比较温馨一点，你就觉得这才是我们要的，这是我们希望的感情在公众人物上出现，是这样。哎，你说这个这个，我还想呢，就说是这个呃，你说这个婚礼哈，我有时候也替他们名人这个操心哈。 <laughs> 他要是真的说要低调，嗯，能怎么样？嗯，能低调成吗？ 嗯，就不要告诉你时间、日期、地点啊。对，有些还是结了，然后你才知道。你以为神通广大的记者能不知道吗？那就事后再知道啊。哎，呃，也是有这样的吧。哦，你看，我印象之中好像，比如说张柏芝跟谢霆锋。 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婚礼吧？哎哎哎哎，你说这事儿有意思。咱们最近可以看另一组这个照片，他们是在后续有波澜。 <laughs> 当当天没有盛大，但后续没很久。没错。我觉得这个明星啊，当然不不是都不知道谁泄露出去的啊。但是好像你既然是这个明星啊，早晚有一天你全得泄了底，好像是。对对对对。最近突然间有泄露出来，当年他们求婚的。 哎呦，在谢霆锋和这个张柏芝演出这不不不不是演呐，就是这一幕啊，嗯，原来是特意到菲律宾，是，我而且我看那沙滩好像还是白色的，那个沙滩是吧？那个时候这个香港大巴还没有被劫， <laughs> 是吧？香港人还到那儿去，哎呦，你看看这个当时，我觉得让这个很多很多人现在想想起来很有意思。女人呢应该是挺幸福，我们可你瞧瞧，哦，这导演是倒时序的放，这是求婚成功了，哎，俩人抱抱啊。 嗯，然后你再看，好家伙，准备了烟花，说是事先呢也是有设计的，呃，就在海滩上，呃，俩人好像正在玩着一个什么小游戏啊，还是瞎逛的时候，突然间谢霆锋一个回身，咣叽单膝跪倒，你看在下边，你瞧，哦，就演出了这一幕。据说当时我们的柏芝犹豫了七八秒钟， <laughs> 张口结舌说不出来，最后终于摁准了。 哎呦，一下子这个晒伤的脸吗？我哭成这样哭。晒伤的， <laughs> 你真是羡慕嫉妒恨我！跟你说。 <laughs> 哎，你看这夕这夕阳这夕阳，嗯，你知道昨天刚好我在 <laughs> 呃《纽约时报》我看到了有一个评论很有趣的，嗯，就是有一个艺术家。 他做了一个自拍照，然后变成一个系列，就放到一个美术馆里面去展展出。那这个自拍照的那个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把以前的那些所谓粉红色小说的封面。 都是画的，但是她现在把自己披上去，就是自己在呃穿了那些衣服啊，然后找了她男朋友作为一个对象。我刚才看到这些求婚的照片，我觉得非常像，因为以前那些粉红色小说，她的对象读者当然就是女生，然后都是希望看了这些小说之后得到幸福的啊，好像是一种感染这样子。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的时候，其实搞不好将来她也会变成是一种典范。 因为他示范的就是看得见的幸福，所以我说它是一种示范作用。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张柏芝的，你事后看这些照片，因为他们这四年下来的看，感觉起来是历经风雨啊，就是有在他们最低潮的时候，他们俩在一起，到现在越来越好，然后又有儿两个儿子啊。所以，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观看名人的这个他们整个恋爱的一个过程。 霆锋跟张柏芝的话，你会觉得哦，这就是一个感情该走的一条路哦。这风雨呃风雨之间你怎么互相扶持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。所以你现在看回去，他求婚你就觉得啊，特别的感感动。没的。对，就是你自己的图说很多，他只是一张照片，可是你会自己觉得哦，他们那时候的真爱是怎么样？因为他们这一一幕幕被狗仔拍出来之后，你好像跟他们经历这是应该有的。但是有些的婚礼会让你觉得这只是物质而已。 就你看不到那个，你感觉不到那个过程的真爱，那当然就会造成我们现在说一个盛大的婚礼反而会让大家被批判。我说昨天那个呃，他们这场婚吗？对我们昨天这场婚礼就是台湾政论节目二一零零全民开讲，竟然花了一个小时请了名嘴、立法委员啊， <laughs> 一些呃娱乐记者来评判他们这一场大小大 S 的这个婚礼，甚至下的标题都很负面，很负面，说呃大大陆人生而无品啊。 他有一些乙层在里面，是他们认为去讨论大陆人现在呃。 急速富呃富裕之后，他们怎么花钱啊？给社会的作用是什么？而现在社会风气在内地又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所以反而是很负面的。那是台湾的这个李 <laughs> 李涛的节目李涛的节目是。哎呀，我觉得至于吗？虽然都是这个涛哥，你看我就不太同意他的这个意思。嗯，因为呢，这小飞哥也请我去参加他这婚礼。 <laughs> 我我实在是因为要要录像，你看现在这小飞公子这知这知知道了是吧？我我我我不能去，我们对人家只有祝福。 我是觉得说，其实呃，有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挺有趣的，就是因为所有这些婚礼，你也可以说从某一个角度来讲，从西方来的，就是外国的名人，或许最有名的名人是什么？是皇室。 所以其实，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皇室这回事，所以我们没有王妃，我们也没有王后，所以变成我们现在的明星，他现在造的这种婚礼呢，多多少少我觉得都是从那边来。的。我跟你讲，你讲王室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呀，你们有有闲呐，你就看某种新闻后边那个跟帖呀，嗯，哎呀，那是我生活中很就是很很重要的一种娱乐，你能看到这个这个就围观的人们哈，他们在就是随口说些什么，嗯，你比如说。 这个大 S 和汪小菲的这个婚礼，我一看，好家伙，下边这跟帖，呃，一个哥们就说了，说是这个什么，就说只要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。 <laughs> 我说这个哪跟哪儿呢？ <laughs> 有什么关系？ <laughs> 就是有什么关系？他经常这个过就是什么呢？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喝彩的，好，这就是有钱人的样子，可以媲美英国王室的这个婚礼。嗯。 哎呀，我觉得这哥们儿恐怕需要到英国去长点见识， <laughs> 英国王室的婚礼。哎，我还刚看见一个新闻，他们就将在朱幼廷生日的那天。 <laughs> 你说是良辰吉日？ <laughs> 啊，对呀，就是威廉王子吗？对，和那个婚礼。我跟你说，真的英国王室的婚礼，那是什么排场？嗯，英国铸币厂已经发行了王子和公主的纪念币。嗯，发行了之后。 准王妃，嗯，叫个什么纳斯？是谁管的？就是 cat cat cat，不满意啊，说铸成这个钱以后，发现这个脸呢太大了，有点胖， <laughs> 有点胖，不满意，要销毁。然后说呢，婚礼之前去做整形手术，包括抽脂，那个干嘛？把就把脸呢做窄。据说整个这个流程十五万美金。 啊，真的，真的，这是八卦还是手机短新闻？手机短新闻可能来自英国《太阳报》啊。对，女王妃这么漂亮，就是不需，我觉得不需要。不过肯定他们说这场世纪婚礼是要来救英国经济了。 <laughs> 对对对对，希望能够翻新啊，观观光的事业啊，以及、呃，导正一些大家对皇室一些比较傲慢的形象。他们希望再次亲民，毕竟大家。 戴安娜王妃过世之后，给英国皇室一直比较很多的阴影啊，还有这个查尔斯王子他娶了这个潘蜜拉之后，所以他们希望借由这个威廉王子比较好的一个形象，还有现在新王妃。 能够再重建，所以婚礼从来都不止只是婚礼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你去了婚礼，你也会觉得体面很多。那个婚礼有谁去啊？然后你大概坐在谁的旁边啊？这些东西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价值的。所以他办的越大的话，其实对于整个社会来讲，都是所谓的共同参与。我们今天有些人可能就是去骂，但是这个骂如果没有这个婚礼，哪来的骂？所以他其实还是个参与嘛，他就制造了话题嘛，是嘛？都是有积极作用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。 之后见。最近明星这个婚恋消息比较什么时候都多，是吧？哎，我觉得呃，易华导演那天我又拜读了一篇你的文章。 说幸福是一场似曾相识的电影。嗯，他讲啊，你知道他先透一八卦，就是说郑秀文和许志安是怎么复合的，跟他。 没有跟我有关系，只不过那天刚好他们是好像是在礼拜四还是礼拜五，就是接近周末的有一天，然后去一个餐厅吃饭，然后被记者撞到。对。然后我刚好那个周末之后的一天，就跟他的经纪人在一块开会谈另外一个事情，然后就看着他经纪人，就大概每隔三分钟又接一个电话，然后就走进走出，因为别人找不到呃郑秀文，因为他好像去一个高海拔的地方拍戏去了，所以他就问他说到底现在是怎么回事，他只能。 有能说我真的不知道，所以用各种的方言，用各种的方式来说不知道。 <laughs> 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了。为什么用各种的方言去说不知道呢？ <laughs> 因为内地的记者也有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I don't know。 <laughs> 啊，这样有没有日文我不知道。哎，但是你何以有后来的这个感触呢？ 呃，主要其实是我觉得他们也算是一种复合嘛。那复合的话，我想两个人的了解必然就比就是说很一帆风顺的这样子。像我们刚才在讲说大 S 跟汪小菲他们最传奇性的一个东西就是二十天啊。但是我们这两个人好像他经历了都不知道多少年了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过程他一定是对彼此来讲更深刻的。真的，这种豪门婚礼就是我们刚刚说大 S 汪小菲，我们看了只是。 遥望啊，你知道，真的不敢想，没办法想说哪天有一天会是这样。但是刚刚你看到郑秀文跟那个呃许志安复合的时候，你知道多对我们剩女是多么大的希望。旧 <laughs> 爱还是因为毕竟郑秀文，所以一定要有旧爱才行、有个年龄了。然后呢，没想到这样风风雨雨走一程呢，哎，大家这个最后你的旧爱还是会回头，觉得选择你是好的，所以你会觉得旧第一旧爱还是最美，第二剩女还是有希望的。原则是每一步没有白走。有一件事我不明。 明白，就是你为什么要把？ 别人意淫到自己身上了，因 <laughs> 为你的哎，你知道这是很普遍的一种心理，那叫投投射。我很难理解，我们做媒体不就是在传达一些价值观给大家吗？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呢，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一样，或者是去告诉你你不知道的情况？郑秀文有救了，不意味着你就有救了， <laughs> 这个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怎么也让我也让我寄托个希望都不愿意？你知道太残忍。但我意思说，这就是透过媒体给。 一般民众的一个情况，所以我们讲话那我觉得一般民众很糊涂啊，他是他。 你是你这什么关系呢？哎，也不见得哦。是哦。每一个明星，你现在上微博，他为什么有一百多万、两百多万的人关注？这个关注，我觉得不竟然只是一个围观，他必须在这个偶像，或许这个对象身上找到跟自己共通的一点。是啊，文涛，你今天这么成功，变成主持人，很多人一定想要知道你成功的道理。那我们就可以 copy，或者是我可以模仿，往那个方向走。模范对，模范喽。所以我在爱情里面，我肯定也会找个名人来做我的模范喽。 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在一百件事情上都跟老百姓、这这所有的人完全一样啊。嗯，仅止于这件事儿，是我终生不能解决的一个困惑。 <laughs> 就是说啊，别人的这个事情啊，你你看啊，呃呃，就好比说啊，前一阵这个韩寒不也是在说对爱情啊，和乃至于对什么小三发表了一些看法，对吧？然后他们说我们应该讨论这个话题，我说讨论什么呢？他们说很多人在在争论呢， <laughs> 有有人说他说的对，有人说他说的错。 哎，我说，我说，我看了看哈，那么我的感觉，我觉得韩寒说的是实话，但是你拿脚趾头想都能明白，他只是在介绍他自己啊，嗯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说，呃，你如果对他感兴趣，OK，很好。 多了一个渠道让我了解我感兴趣的人，除此之外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同或者同意或者不同意，每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情况。哎，所以我就讲啊，就是说，精英现在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一个词儿，对吧？嗯。可是呢，我的精英的标准是相当的宽泛，宽泛到一个什么？我认为独立程度、精神独立程度较高的人，就算精英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人皆可成为。 精英，你知道吗？人杰可有出息，对吧？你为什么要管别人呢？你自己，对吧？他有他的环境，他的情况，他适合这么活着，他喜欢这么活着。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文涛，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想的话，我们真的那个世界就太平了，因为我们就不会有八卦了，我们也不会有狗仔队，我们到处都有狗仔队在关注一些名人。其实一方面是希望他犯错，因为这个犯错呢，理论上来讲大家都会失望，但是这个失望呢，它又是带来另外一种希望，因为它是个连续剧。其实我们都很希望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故事在发生。我甚至从这儿都联想到，为什么温总理痛感我们这个民族啊，这个创 创新能力、创新机制不足。我跟你说，创新机制啊，它需要这个民族的人呢，有尽量多的一些人吧，特立独行，是是是，独就独立的、自由的，你知道吗？别人很好， <laughs> 我们我们欣赏，我们观赏，对吧？可是你你我我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条件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我就这么活着。 <laughs> 所以你你说这个东西，忍不住要笑出来了。 <laughs> 么说 <laughs> 你太可爱。我们在讲那个大 S、汪小菲的八卦，就是你升华到没有他，我觉得他讲的，我觉得他讲的创新创新机制。我觉得他讲的是，因为他在讲一个东西，其实就是大部分人现在他没有机会去谈他想谈的恋爱，变成说名人谈的恋爱就成为他的恋爱了。那是。 对，他说这个幸福是一场似曾相识的电影。你看，你看，哎，这个这这个事儿，你比如说求婚，是吧？当然，这个霆锋哥做的非常浪漫，但是好像真是似曾相识的电影。你看，这是从西方来的， <laughs> 全是跪单膝跪倒，嗯，这么一个弄，外国人已经绞尽脑汁了，但是我发现他还是在这么一个套子里。你像前呃是去年我记得看了一个新闻，他呢就想方设法把这个婚戒呀。 这个钻石戒指一定得是个钻石戒指，嗯，放在一个蛋糕里，嗯，结果呢，他 <laughs> 穿帮了，因为他的女朋友一口吃下去， <laughs> 最 <laughs> 后到了医院，你知道吗？记得住这个很特别，记得住。最后这哥们儿是什么呢？举着 X 举着 X 方片向他女朋友求婚，哎，那不错，表示那个钻戒够大，还照得到，拿出来照得到。谢谢这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民族需要创新能力。 <laughs> 呃，不不，不过又又停。我要问你啊，有有些时候哈不讲创新的，有些时候你发现人类周而复始的一套嗑，永远能感动女人。我要问你的就是，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啊，求婚单膝跪倒啊，送上戒指，是结婚。哎，我现在看一下，尽管大 S 他们这个婚礼精心操作哈。 跟我为朋友最近主持的一个婚礼仪式大体类似，再搭一个花棚，嗯，双方父母带着出来，甚至有呃交换戒指，你愿意我愿意。当然大 S 唯一的创意就是我超级愿意， <laughs> 是吧？最后花球咵一扔，扔花球扔到一个未婚的女宾的手里，这一套，哎，为什么这一套能一次又一次的让你过瘾呢？没有 <laughs> 让我过瘾，但是我觉得对女生来说是安全了。 就是你看，就是别人这样，他们幸福了，那我这样做可能就表示说没有出错，没有出轨，所以这可能只是一个模式。那就像你说，现在没有创新能力的情况之下，大家就照这个模式走。我刚刚还说，我说那个英国每日邮报调查说，呃，七成九的男人也认为他们在求婚的时候必须要单膝下跪才叫做求婚，如果站着给花，好像就不够有诚意。嗯，我觉得就是大家就被媒体啊，就是教育啊，或者是说耳濡目染之下，你就觉得。 好像 suppose 就是应该要这个样子。其实女人向男人求婚也要单膝下跪，我看那个求婚的恶魔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就是那个男生就说你一定要向男人求婚的。总之他们认为求婚不管是男生女生，你就是得，你 n 就是你要单膝下跪。 反正你看，我一河北人，对吧？我们过去他 <laughs> 这就照一篇文章说的， <laughs> 两口子在这都是吃面条的， <laughs> 就是要不要要要不咱们扯个证去吧，都是都是这样。哦，我觉得挺感动的。坦白说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这个很好。其实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喜饼广告里面，它就有一个一系列的十二个星座不同的求婚法，其中一个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那个就接受了。 但是你看，就这么快的，我就觉得换了人间，我现在都接受了，以至于我现在觉得，哎呀，可能吧，这能让女孩高兴吧？嗯，他们既然乐呵这个，你就给他单膝跪一个，你都说爱他了，对吧？假不假式的弄一戒指，他高兴吗？没什么不好啊。我我觉得只要很简单一句话就能够拉出两个分别，一个就是说你会挑我们结婚吧，还是你嫁给我吧？你会说哪一个？ 我们结婚吧，或者你会嫁给我吧？ <laughs> 对，你要想这么久，你一定就是不会说浪漫的那句。我我会说哪一句较浪漫？我会说请你嫁给我吧。对，那是比较浪漫的。我想女生会比较喜欢听到这个多于说。对对对对，是是这打算，是这打算，就是讨她好嘛， <laughs> 让她觉得她高嘛， <laughs> 高你你你就这这面子，这一辈子就吃面条都无所谓了，这样没错。结婚之后，她就剩下受罪了嘛，这给她个面子不可以吗？真是。 <laughs> 所以这原则把握住，只要让女生感觉像一个公主一样，这个求婚就成功。你不是吗？如果哎，你碰到过没？你碰到过人？没有。混 <laughs> 蛋，一次没有。还真我倒没有。这恋爱到一定时间，你觉得他该？所以，所以我现在是呢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